感觉今天队长好像不太舒服，会影响一会儿和乐队打比赛吗？ <coughs> 应该不会吧。现在 e p l 积分榜我们排第二，比 WSND 差一分， <coughs> 这可是关键赛点，争榜首啊！哎，哎，灿神呢？好像是倒水去了。我回来了， <coughs> 水和药，先不吃了，现在再吃药会犯困，影响比赛。好吧。 怎么就突然感冒了呢？难道是昨天我太过火了？我上午吃的药已经好多了，现在只是有点头疼。 <coughs> 那你刚才量过体温了吗？没发烧吧？量了，没事。 <coughs> 别这么大惊小怪，看你表情，我还以为我要死了。不擅长开玩笑的人，建议闭嘴呢。哎，队长。 你病得严重吗？今天和爹队打比赛会不会有影响啊？不会。程素年这一病，整个 S B 就像没了主心骨一样，所有人都在依赖他。他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吧？准备开始吧，B P 了。嗯。 他们打野选了兔人，这是要给佐正义让蓝吧？队长，我们选什么？他们和我们打法不一样，打野和下路肯定不会抢我们想选的英雄。先选中单吧，给小高拿路加索，你拿莫里森。好，莫里森能强开团，对付佐正义的斜蓝正好。对面也不遑多让啊，你看看蝶队，上单格格龙抓人型辅助女士，哼， <laughs> ADC 断腿套餐呢。怎么样，财神慌吗？ 我有什么好慌的？呃，我们不考虑禁掉伽蓝吗？哎呀，现在关进小黑屋的英雄，哪个不比伽蓝强？放出来都是麻烦，更何况左正义又不是不会玩其他法师。伽蓝有什么好怕的？不怕他。队长，我们下路还是拿黑枪黑魔吗？嗯。 <coughs> 怎么了？不舒服了？别走神。对不起，我好好的。 都好好的。如果今天赢不了，让他们继续连下去，即使接下来所有比赛 SP 都赢了，也只能屈居第二。分差是靠自己赚的，今天必须赢，加油！长佩文学娜可露露原著，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广播剧《双杀》第九集。今天的比赛，常苏年能撑得住吗？ 等等，队长，那边草丛有人。啊，我以为兔子下来了。你，你还好吗，队长？ <coughs> 我没事。蓝 buff 快刷新了，去抢蓝。疯子，跟上。好。今天年神好像有点反常啊，刚刚居然用脸探草丛，太惊险了。w S N T 可能以为年神在故意卖破绽，没敢抓。好，现在双方在抢蓝 buff。 那 S P 的中单也来了支援了，会来一波团战吗？小龙快刷了，这波团打不起来，骚扰一下罢了。年神谨慎，一贯更倾向于稳住控龙，不会在这个时候被了一个蓝 buff。哎，这是什么情况？年神带头在打左神的劫蓝。今天 S P 好激进，陆家所丢控，劫蓝躲了躲了，没控住，劫蓝跳大了，目标是后排的灿神。黑车有闪现，交闪现保命吗？ 哎，没娇，连是给泰拳套了抚位，配枪血拼。敌人，我的速度和子弹一样快。漂亮，黑枪越强把前蓝点死了，在 WSN T 野区二换四，还收了蓝 buff 和小龙，大丰收啊！Victory。 <coughs> 你发烧了，啊，队长感冒加重了。 下巴能打吗？ <laughs> 要不要换小赵上？哎，小赵还是新人，一上来就打爹队，有点强人所难吧。而且队长是指挥啊。哎，实在不行，赵州指挥。还是我上吧，没什么问题。再打一场而已。再打一场，前提是 S P 的二比零获胜。继续 B P 了。我们还是拿黑枪黑魔吗？ 我的魔法只保护金道生。金师是黑魔法最独特的语言。该那边选了，左正义还选前来吗？沈月师兄，一个人坚守使命很痛苦吧？啊，大军？左正义还真是冷门英雄爱好者，怎么突然用大军了？ 敢用大军、伽蓝这种低性价比的法师，做神心理素质是真的好，一般人是担不起这种高难度操作的风险。嗯，但是这次 B P 结果 S P 初期劣势很大，黑枪、黑魔是后期英雄，只要大军被动技能会压低 S P 的经济。W S N D 的下路组合选了鹿女和女士，明显是要打前期。哎，灿神的黑枪被鹿女压得出不了塔，S P 的经济都给了风灿，赵州的打野发育不起来。 这已经是 W S N T 打掉的第四条小龙了。如果双方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S P 可能等不到黑枪发育起来翻盘了。今天 S P 状态很不好，尤其是年神，刚在抢红 buff 的时候好像还撞了一下墙啊。哎，现在要拿蓝了，火神和佐神都在接近蓝 buff。佐神带队友来的，火神会被单抓吗？没打起来，火神撤退了。S P 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啊。W S N T 抢到了蓝 buff，看来佐神不打算放弃啊，他带着打野一起追过来了。 S P 中路外塔掉了，他们还能拖得住吗？现在左神已经满身神装了，灿灿才出完第四件神装，不过也勉强可以一战吧。大龙刷新了，W S N D 好像不打算去抢龙啊，都围堵在 S P 家门口准备抓人呢。火神这个位置有点靠前啊，要小心女士，W S N D 可是很会抓人的。伸出胜利的橄榄枝，我再也看不到斑斓的色彩了。哎。 中单怎么又被抓了？我稳住，咱们抓对面中单不就得了？你说的轻松，你给我抓一个左正义看看。左正义是爹队的核心，我是吗？哎呀，不过小张你也学学人家吧，你这心态太容易崩了。你现在好，你来和他对线呗。左正义带着他们家打野一会儿过来一趟，你也招呼招呼。说够了没有？你们有病吗？能不能打了？不能打就投。别吵。 队长的病好像更严重了。要是我能担得起 SP，他也不至于带病上场。亏我之前还跟他说，如果真到了那天，你状态下滑一点，我就更努力一点，把你的分补回来。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带你躺赢，行吧？不行，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没到最后一刻，就不能算数。中塔也掉了。 现在三路高地全破，怎么办呢？我复活了，我去清兵。集合，准备开团。现在开团？都这种时候了，他们肯定要强开我们的。来了，小心。走，轰下对面 DC。好。听到命中注定的枷锁，终为你而鸣，献身于你最高的信仰。左中一 T，来冰挡了一枪。注意走位，对面够人了。伸出胜利的橄榄枝。漂亮，高空了。 这下偷天换日不成，大军要吃双倍伤害，左正义复活甲都被打出来了，他们要撤吗？你将止步于此。哎，队长，别让他们走，继续。我方水晶正在遭受攻击，靠，兵线被推到家里了。现在就行动吧，一枪击碎你的犹豫。陆女倒了，下一个抓大军。别让他们打水晶。陆家所有大法，控他，在 CD，五秒，三秒，一秒。 画笔圈住你的退路，扭转乾坤。到了，听到了吗？全杖中卫而明主，在生死。漂亮，SP 的配合太厉害了！大军本来已经躲开了，结果被黑魔推了一下，直接硬吃了陆家所的控制，被黑枪秒了。现在 WSD n 的双 C 都倒了，SP 要去拿龙吗？SP 还在追，一路追一路带线，女士也被点死了。 W S D 就剩下两个人，S P 能翻盘吗？还推了两个塔，但是一波翻盘还是有点难。W S D 很快就复活了，最后一座塔拆掉了，对面的鹿女也复活了，左神也要复活了。哎呀，S P 三换二只差一点，下一波兵线等不及了，S P 该走了，再不走敌队全复活了。哎，左神没走，他在顶塔强拆，拆得掉吗？时间来得及，可是他的血不够了。 哎呀，果然只差一点，财神就可以把水晶打爆了。等等，SP 的上单来支援了，水晶已经残了，还有机会。就是现在，开火！恭喜 SP 逆风翻盘，亲手终结了爹队的十五连胜，登顶榜首。队长。 你没事吧？ 下午的训练恐怕去不了了。喂， <coughs> 叶哥，不好意思，我生病了，能请一天假吗？啊？严重吗？没事，吃了药就好了。哎，行。SP 刚成立，事情多，但你平常也要注意休息。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嗯，知道。哎，对了，你住的地方有室友吗？能不能照顾照顾你？啊？没，我一个人自己住。 <coughs> 我没事，只是有点发烧。哎，行吧，那你好好休息，我先挂了啊。好。 发现了。 <coughs> 像我这种连职业赛场都上不了的人，却在幻想自己举起世界冠军奖杯的画面，简直就像是精神鸦片，越来越沉迷，越来越无路可退。我也不愿再往后退。 就像被困住了一样。 据说有一种人很难感觉自己过得幸福，总是在追逐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或是纠结已经错过的东西，没办法安心享受现在。比如你，可能是吧。我知道你很喜欢电竞，但是每次拿奖的时候，你又好像并不会因此很快乐。为什么？《夜魂之歌》里有很多英雄，我最喜欢的是神乐祭司。啊，因为他强。 不是，神月祭司是守护整个大陆的人。故事里，大家都觉得他献祭自己是为了拯救世界。直到很多年过后，他复活了。一个魔法师后辈问他为什么要牺牲自己，他说：“牺牲，我从不曾为别人牺牲，我只为我自己。” 人活一世，只为自己圆满。快乐、痛苦、伟大或者平凡，归根结底都是自己亲手做出的选择。这一切都是我的选择，我只为我自己。可是你想自己过一辈子吗？你不孤单吗？是谁？ 医院，刚才打完比赛你就昏倒了，怎么样？还难受吗？好多了。你饿不饿？我买的粥，我喂你吃吧。啊，吃吗？我……我和你说话呢，不会烧傻了吧，队长？到底吃不吃？不想喝粥，我去给你买别的。但你现在是病人，本人实名建议你。 还是乖乖喝粥吧。 <coughs> 好吧，他们呢？回基地了，我给打发走了。哎，刚才我们打赢了 WSD，n 这个你还记得吧？当然，发烧又不会失忆， <laughs> 那就好。来，刚才。 你说梦话了？有吗？有啊，你叫我名字了。你梦到什么了？不记得了。哎，输完液能出院吗？我感觉好多了。高烧还没退呢，这你就感觉好多了？怪不得重感冒还满口没事没事的，你可真是个人才。 S.P 真是捡到宝了，我也捡到宝了。嗯，我说不能出院，等你烧退了再说啊。好吧，听你的。这还差不多。来，小心疼。队长，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打比赛的时候，我和以前不太一样？ 啊，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队长？说什么话？我表现的不好吗？你怎么不知道夸我一句啊？ <sighs> 可以夸，你过来，我告诉你，你要干嘛？我悄悄说给你，还神神秘秘的，你要说什么？ 我的 AD 真厉害。你队长，嗯，你真的好了吗？你就只在医院休息了一天。我没事了。 这不还和你一起逛了超市？给我吧，我来提。中。从园区大门到 SP 就几百米的距离，我哪有那么弱不禁风？病号提东西不合适。哎，对了，我之前好像从来没和你在园区里逛过。有什么可逛的？一会儿回去还要开会的。对啊。哎，开会的时候可得好好说说他们。 <laughs> 你还挺记仇的。 <laughs> 我刚来 S P 的时候你就罚我，不过现在想想，说不定那个时候我就对你有好感了吧。被罚也能有好感？你不懂。但是这次队长你都不知道，比赛的时候，小高竟敢趁你感冒在赛场上犯浑，赵州也是，他当 E P L 是什么菜市场吗？李修明就更坏了，表面安抚队友，实则添油加醋。你应该让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写一万字检讨。 果然不长记性，我说的对吧？好，那你呢？我当时烧糊涂，不太记得了。你和他们吵架了吗？当然没有，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啊？是我开瑞你的啊，队长，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呸，杀功臣！别倒着走，当心一会儿撞路灯上。干个成功。 <laughs> 幼不幼稚？哎呀！啊啊！哎呀！我说什么？哎，撞路灯上了吧？我……哦！笑什么？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搞这些。 完了，队长，我们这两天亲了好多次啊，我会不会被你传染了？要传染的话，早就传染了。哦，那说明我们还是亲的太少了，再来一次。来， <laughs> 我们慢慢走，再聊几分钟吧。嗯，你想聊什么？什么都行，讲讲你以前的事吧。上学时，来打职业之前。 讲点我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好像没什么，都普普通通，鸡毛蒜皮。鸡毛蒜皮我也想听。那，跟你讲我打职业赛之后的事情吧。好啊，不过这些，我好像都知道了。啊？你知道多少？很多。程素年先生那么有名。 我上网一搜，什么查不到？我连你有几个绯闻女友我都知道。 <laughs> 行吧，那我就不用讲了。不要讲。嗯，不过如果是让你不开心的事，就不要讲了，把那些都忘了，讲点开心的。本来以为他拐弯抹角是为了问那些问题，没想到…… <laughs> 别对。 人总要往前走，最重要的，是眼前人。高兴的事啊，嗯，那太多了，今天来不及，我们以后慢慢讲吧。啊，那你呢？嗯，我对你的过去也不了解，你是怎么开始当主播的？直播圈好玩吗？不好玩。如果好玩，我就不当职业选手了。直播圈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遍地智障，还好我来打职业了。虽然第一年过得很煎熬，怎么说？因为一直受挫吧，在基地和队友相处不好，被所有人带着恶意的眼光盯着。当时我，当时我觉得自己与全世界为敌，没人和我好。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中二？没有。 是别人都以为风残不在意那些恶评，可是再不济的人，也是普通人，被人骂，当然也会难过，也会被打击。 <laughs>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第一年是实习期，我通过了实习才来到这里，才能遇见你。风残， <laughs> 队长，我不会离开 SP。 也不会离开你，你要一辈子都和我好。哟，小灿神检讨完了，和队长单独开会怎么样？啊在医院的时候还和我说，我的 AD 真厉害。回了基地就立刻变成这里也有问题，那里也有问题。我建议给程素年提名 SP 吃鱼大赛挑刺冠军。 <laughs> 队长给自己挑刺儿也不含糊呢。 刚刚是不是小高进去了？队长不会把小高说哭吧？应该不会吧？对小高，充其量就是批评教育，再鼓励一下。唉说起来，队长真是辛苦，除了训练，还要鼓励队员，解决内部矛盾。哇，你还是小灿神吗？以前队长批评你，你还跟他吵架呢。那是我，反正现在不一样了。这次只是赢了第一队而已，又不是拿了世界冠军。 还不到膨胀的时候，队长敲打我们不是很正常的吗？ <laughs> 我可真是越来越懂程素年了，这就是灵魂的默契啊！可他什么时候愿意和我培养一下肉体上的默契呢？怎么都在会议室外面站着？会开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哎，小高，我有个东西落训练室了，陪我去拿一下。啊？ 啊啊啊啊啊！好，呃，那队长，我们先去了啊。嗯，风三，你发什么愣呢？没什么。走，回宿舍。好。我还不知道你，说吧，谁又惹你了？ 不会是我吧？不是，我们刚才不好好的吗？嗯，哎呀，别拧我耳朵，逗猫呢。嗯，估计在他眼里，我可能就是一个类似乖乖女朋友、可爱小猫咪的形象。总之不是成熟男人，他肯定不愿意当下面那个。到底怎么了，队长？ 我们商量一件事好不好？就是，就是在那什么的时候， <coughs> 我能不能不用手，用我自己好不好？我不太清楚怎么做。如果，你愿意教我的话，我想可以试试。当然愿意，不过我也不太会，我们可以一起学。 第一次可能有点疼，但我一定会特别注意，绝对不让你受伤。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找你商量，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件事。嗯，其实那什么挺累的，我觉得我体力会比你好一些，理论上也比你更懂一些。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在网上学的。 哎，其实，在上在下没有本质区别，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辛苦，好不好？你同意吗，队长？你说呢？理由还挺多，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理由对你自己说一遍？那是因为……如果我对你说这番话，你愿意接受吗？你不愿意，这都是借口。 怎么又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我干什么了？我在商量呀，商量一下也是罪大恶极吗？是借口，故意哄你的，我承认行了吧？真的理由只有一个，你不知道吗？什么？我想要你啊，特别想，你为什么不懂？完了，我在程素年心里的人设要崩了。 可是我根本不想当他的小女朋友啊！疯子，你先放开我。哦。哎，对了，队长，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好像是吧？怎么了？ <laughs> 到时候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哎，你没买什么贵重的东西吧？不算贵重，但你。 一定特别喜欢心之所向是未来会变成过往我想永远留在你的身旁心之所向是未来都变成过往